あ <laughs> 啊！ 文学城，怀上原著，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二季第六集。二三组没有进展，三组没发现目标。 六探组正在向周边扩大搜索范围。报告，四探组有发现！四探组有发现！秦队，这边有个土坑。让我来。肯 <coughs> 定找到了。 秦队，先把人救上。没人，怎怎么回事？人呢？八点零五分，距离行刑时间只剩四分钟了。怎么办啊，秦副队？明明什么也没有，狗怎么就叫了呢？这里，这布料线头的染色，这很可能是申小吉穿的迷彩裤。 跟上！四探组通报情况，怎么样？警犬报告，四探组已找到目标凤凰树林，警犬有发现，我们正在跟进。八点零七分四十秒了，集团只剩不到一分钟了，明白。 八点零九分整，找到了，在哪儿？这儿，在我这儿。秦队，快来！报告指挥中心，报告指挥中心，受害者两名已找到，呼叫急救小队，救护车开上来，快！各单位注意，务必保证受害者的生命安全。救护车跟上。 哦，子弹已经挖出来了，没有伤到内脏和主要血管，已经脱离了危险。啊，好。不过失血过多，好，还需要好好静养一阵子。好。哎，护士，护士，林主任，病人这是可能是低血糖，先扶到椅子上。好，小梦，去端杯蜂蜜水来。啊，好，马上去。 你怎么样啊？好点没？我没事，没事了。蜂蜜水来了，谢谢。哎，警察同志，您的电话。啊。喂。 没事吧，警察同志？哎，你们几个，扶这位警官去病房做个检查。嗯，可能有点急性低血糖，叫人拿两支葡萄糖上来。啊，谢谢。呃，如果不麻烦的话，能不能把我安排在里面那个做手术的警察旁边？不麻烦，不麻烦，我们来安排。您先去做检查。 您的床位啊，已经安排在您的同事旁边了。嗯，他目前呢还在麻醉昏迷中，有什么事儿您都可以按铃叫医生。好的，谢谢。来，我给您把吊瓶挂上。好好休息啊。 你还活着，白长一副精明相。 我看看，这整体情况不错，就是麻药醒了，术后疼痛，这也正常。不过小伙子力气太大了，家属还是得当心，别让他乱翻压到伤口。他都疼成这样了，能开个止痛针吗？省会的警察还怕疼呀？警察也是人，是人怎么会不怕疼呢？马上去拿一支止痛针来。哦哦，是。术后第一天总是会比较难熬的。 别太担心，随时注意情况就好。好的，林主任，止痛针。嗯，谢谢了，林主任。应该的，你们先休息，有事按铃。嗯，好的。 你怎么在这里？ <laughs> 你把我手放开，别乱用力气。身上还疼吗？你是来照顾我的。 <laughs> 哎呦，哎呦，可是我好疼啊，疼的睡不着。得，刚才那针止痛针大概是打到狗身上去了。 手给我，给我就不疼了。哎，你要是走了，我就自己起来。好了，我不走，给你把被子盖好。你摸摸看，你能感觉到我的心脏在跳吗？嗯，怎么？ 现在跳得好快啊！ 手机坏了，在医院门口的电话亭给你打呢。我这就过来。不用，找个人过来接我就行。我怎么能不过去？怎么能不过去啊？那个姓严的死鬼会不会开车？不是他，我就翻河里了。肇事的，肇事的抓到了吗？为什么这几天什么都不告诉我？我这几天都没住在哪儿？谁给你做吃的？医院有。小刘，小刘，去把车开过来。我们去江阳，现在就去。哎，我。 马翔，哟，这还专门给严哥煲了汤啊！哎呦，我跟您说，他壮得跟公狗似的，根本不需要这个。反倒是您，这又是惊吓又是落水的，真得赶紧补补去。给，提着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啊，我们筛查了案发时间所有可疑车辆，已经出结果了。魏副局让我们下午就回鉴定，这不，我先来跟严哥汇报一声。 两个人质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早上，波威醒了一次，又晕过去了。医生说可能是精神刺激太大，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接受警方问话。申小琪的话，情况比较凶险，可能是摔了头，现在还在 ICU 里。据说医生也没法估计他什么时候能醒。有变成植物人的危险吗？不好说。我看雪。 还有个事儿特别邪乎。吕局跟秦副支队亲自带人封锁了天纵山各个出入口，搜了两天都没搜到可疑绑匪的人影现在全市局上下都快疯了。这案子还是得从申小琪入手。绑匪到底是什么人？当天是如何出现在天纵山的？之前有没有以任何方式尝试接触过两个孩子？包括跟踪、监视、监听、社交软件聊天、私信等。 这些信息光指望布威恐怕远远不够，我还是倾向于从申小琪口中得到更多线索。嗯，哎，对了，您知道老高在现场捡了个矿泉水瓶吗？你绵哥昨天接电话的时候，我听了一耳朵，没听真切。怎么，检验出结果了？结果是有，但瓶身指纹和瓶口 DNA 的指向是一致的。 都只有申小琪碰过这个水瓶，是吗？啊！而且，啊，山岭土坑里不是还发现了疑似贺良的尸体吗？已经死了一年了，都白骨化了。可那瓶矿泉水，生产日期竟然是三个月前。等我一下，我扔一下垃圾，我们上去再说。小马。 啊，魏副局，我说怎么大中午的见不到人了？原来过来看严协呀！早知道我就搭你的顺风车了。站在大门口干嘛？ <laughs> 我正在……哎，哎，人呢？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？等人呢？哦，没，我一个人来的。正好在犹豫要不要回头再买点水果，正巧就碰见您了。您看。 这幸亏我带的是鸡汤，不然可就跟你买虫了。切，看你那猴样，你严父支队还差这口吃的？上去吧。哎，哎，哎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都等好几。 是不想来看你，哎，这几天忙着调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说你这孩子还撒上娇了，我，妈呀！魏副局次管我叫你这孩子，还是二十年前我因为打架第一次进派出所，后来不都管我叫狗崽子了吗？怎么样啊？恢复的？你爸妈呢？哎，我就没让人通知他们。什么？胡闹！ 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告诉家里？哎，马强，给带什么吃的了？有肉没？快点，我饿死了。有，我给你盛。万一出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跟你爸交代？哎，你要是告诉他俩，回头我妈肯定要么逼我辞职，要么买通一堆十八线小网红排着队强奸我，信不信？多大点事儿，你就当为国献身呗，又不吃亏。呃。 那这几天是谁照顾你啊？啊，我警校有个姓陆的同学在江阳县，这次提审李雨欣的时候他还帮忙来着。上星期手术完以后，他照顾我一宿。哦，严哥，汤。哎，这不鱼汤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小马刚才跟我说是鸡汤。哎，记混了，记混了。我楼下餐馆里点的，还是鱼汤好。 鱼汤清淡，嗯，不错，确实是鱼汤味道好。哦，是吗？嗯，哎，怎么着，魏局，您今天终于舍得过来看我，应该是搜索有进展了吧？肇事车辆虽然遮挡了牌照，但老黄带队查到了高度可疑的目标货车，甚至还拍到了司机的脸。 现在局里正在用天网锁定逃逸路线，最多两三天就能出准确结果了。哼， <laughs> 那感紧好，赶紧把这几个孙子抓住，十有八九跟绑匪是他们一伙的。鉴于李雨欣被灭口这点来看，这个可能性非常大。但我发现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疑点。什么疑点？你还记得范正元吗？在医院追杀江婷后，被阿杰弄死在高速路上的范四。 范正元曾向你开过一枪，现场留下的子弹头跟这次小张手臂里挖出来的弹头，其金属成分和火药残留完全一致，完全一致吗？对，黑作坊的子弹质量是非常不稳定的，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点，他们是同一批次的产品，也就是说，曾经袭击你的范正元和这次的犯罪分子很可能有某种联系。 甚至，他们真正的目标可能根本不是李雨欣，而是你。不，不是我，是江婷。范正元追杀的是江婷，这伙人袭警的时候，江婷也在车上。甚至我自己中弹，也是因为当时正把江婷拖在怀里。当然，这也只是警方的猜测，你别太担心。我已经在医院附近安排了便衣，等你出院那天，我让市局的人开车来接你回建宁。 没事儿，哎，也不知道顾威和申小琴那边怎么样了，他俩醒了吗？还有，李雨欣说，在贺良的行刑地，他看到两具尸体，很有可能是系列绑架案的第一起被害人。现在是不是还没找到在什么地方？我说你这小子怎么这么能操心呢？肚子上开了口子还不闲着，市局破案就靠你一个能人了是不是？ 李雨欣现在疑似被灭口，那两具尸体暂时也没找着，我们正在加派警力扩大搜索。仲夏初芒，七月未央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：七月中旬傍晚时分，绚丽灿烂的落日于八点零九分落下，宣告少年时代结束，刑罚时刻开始。随之而来的漫漫长夜是整个行刑过程。他真正想行刑的对象是我。 在江婷身上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，以至于她跟制毒集团、职业杀手、连环绑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？他到底……总之，市局由你于支队坐镇，秦川也被临时征调过来帮忙了。现在你最重要的任务是好好休息，尽快恢复啊！秦川来刑侦支队帮忙了，那还能怎么着？你于支队那心脏病，谁敢让他加班了？ 这秦川很多事决定不了的，是问余支队还是问方支队？哟，还会打小报告上眼药了？方支队平时也没少打我小报告啊，这不礼尚往来吗？我也是怕老方在队里给我埋下什么眼线之类的，回去后行动被人盯着不好办事儿啊。唉，与其担心老方给你埋钉子，不如担心余支队并推之后怎么办。 分管人事的王副局要退休了，如果余队病退了，就只有方队能上了。嗯，不过车到山前自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把眼光放长远点儿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啊，嗯，行吧，我跟马翔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，健康才是一切的根本。燕哥，那我走了，行，去吧。 江婷曾说：“这个案子，仿佛在诱导着他去探索犯罪者的内心世界。他想表达什么呢？是不是在发出隐晦的、连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求救？”这人怎么还不来？找他去。 警官，你怎么一个人出来溜达了？家属呢？家属跟人私奔去了。你们电话呢？借我用用。啊，这儿呢。嗨，下次呀，您按铃叫护士送个手机进去就行了。您别自个儿乱跑，这还没恢复好呢，万一磕着碰着可怎么办呀？嗯嗯，知道了，下不为例啊。哎，陆顾问，我的午饭呢？ 耳马强带上去给你的，喝了吧。你人在哪儿呢？我手机黑屏了，来买个新的。呵，那正好，也给我带一个。不用多好的，能随便将就用两天就行。回头你自己来买吧，我就不过去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你不过来了？我今天过去的时候，差点碰上你们卫副局。看住院部周围多了好几个便衣，应该是来保护你的。现在这个局势，我不方便露面，就先回见你了。 再不会聊天。哎，等等！哎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哎呦，哎！哎，您没事吧，严警官？喂，你小心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哎呦，严雪！哎呦，吓我！严雪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严警官，您。哼，没事儿，我钓鱼呢。 你刚才到底怎么？了？哦，没站稳，滑了一跤。咋了？哦，哎呦，你看你还急急忙忙跑来，真是！你要的手机。这大楼里外起码四五个便衣，你叫我来干什么？嘿，最新款的，跟我原来的一模一样。哼，我就知道。 原来你也没那么担心我，还有心思继续挑手机，可见过来的并不着急嘛。我又不是医生，再着急赶回来也不能给你插氧气管啊。呃，还还真生气了。哎呀，这不刚才魏局赶过来说调查有了新进展，我心急火燎的想跟江神探你商量的嘛。啊，甭生气了，警花，乖，我给你剥个橘子，啊。 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！这次袭击我们的孙子跟范四很可能是同一批人，有证据，弹头分析成分相同。如果他们真是一伙的，或者受雇于同一名雇主，那么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你、我，还是李雨欣，都不好说。对你来说尤其危险。不一定。怎么？ 子弹成分相同，只能说明两批杀手共用一个进货渠道，或者来自同一片地区，并不能确定他们的目标都是我。如果真有人那么想杀我的话，再见您有很多机会可以动手，没必要非等到我坐在警车上的时候，这样造成的动静太大，收尾也太困难了，跟正常的行为逻辑相悖。是吗？让你觉得子弹的事只是巧合？可能吧。 叶城的两批杀手恰好用了同一个地下中介，这条线索可以等你回建宁后再追查下去。嗯，可惜啊，虽然找回了人质，李雨欣却被灭口，最后还是失去了绑匪的踪迹。要是知道更多线索就好了。目前没有更多线索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我先走了，你保重。哎，你上哪去？杨梅找人来接我回建宁。你明知道那伙人想杀你。 还敢离开我单独行动，是指望那个人会像杀死范四那样再次出手解决问题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？我奇怪的只是，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，能让你一边告诉李雨欣说自己背叛了那个人，同时却又如此相信那个人会保护你呢？什么背叛？ 那是我骗他。问询过程中采取诱供的手段很正常吧？难道你当真了？我不用当真，因为那本来就是真的。那不是诱供，也不是审讯技巧，是你的确从他们身上看出了自己过去的影子。所谓背叛，根本与那两个被害男生无关，是幕后主使跟你之间发生过的，只有你们两个知道的往事。都到这一步了。 你还不打算说实话？难道是想眼睁睁的看着绑架案继续发生吗，江队？你认为什么才叫实话？不用那么麻烦，直接告诉我。我说给你听，那个被你背叛的人，连环绑架案的幕后主使，就是胡伟生。天台上看不清面孔的持枪者，是不是？他的名字叫黑桃 K，平云背后的大毒枭。 叮当在看守所里全交代了。我不想用威胁的方式逼你提供任何线索，因为凭你的智商，轻易就能把谎言说的比真金还真。我希望的是，你心甘情愿信任我，愿意跟警方合作。但要是你坚持维护那个黑桃 K，我会对你非常非常失望。如果你冒死揪出来的人，竟然跟一个毒枭藕断丝连。 如果一片真心错付了狗的人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藕断丝连。原来你以为用一个缉毒警的名字给毒品命名，竟然不算极端的羞辱，而是某种旧情未了的证明。还是说，你之所以产生这方面的疑问，根本与案情没关系？ 纯粹是把自己内心不敢说出口的欲望牵强附会到我身上来。嗯，严副队，牵强附会，你真以为我不敢说出口吗？ 没事，那个中弹进了手术室的蠢货又不是我，哼，我才不要吃经理的饭，你怎么不活活饿死呢？这么说，你早就知道蓝鲸的存在，他曾经在我经办的一起案件中出现过。雷鸣声响彻云霄